Sati Patana Course Discourse Day One。四念住第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大家要知道，这个内观的技巧和你们的练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就这个课程是个特殊的课程来说，你将试着去了解成就正觉的佛陀就关于这个内观技巧所做的谈话。 佛陀的话代表着一位完全觉悟的人真实的话语，每一个字是如此的具有启发性，充满着智慧。每一次佛陀的教导与开示是这么的甘甜与珍贵。所有佛陀的教导和开示，它们就像一个大大的甜饼，不管从哪一个部分切下来享用它，你都能尝到有如甘露一般相同的法味。但是， 我们特别选择的这篇佛陀的教导，是详尽的探讨有关于你们正在练习的禅修技巧。最好精进的救生能试着去了解这个禅修技巧，来听听佛陀他自己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而能更清楚的了解佛陀要我们做什么，和我们又做了什么，能更详细、更清楚的去了解。 在禅修上的理论面貌，进一步消除任何关于技巧上可能发生的困惑与混淆。很不幸的，很多混淆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由于热切的想开始教导别人，有的人只是参加过几次课程，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也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修法，他们开始在这个禅修技巧上。 加入并且混合很多东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印度。在印度，大部分是发生在那些对于他们的宗派之见有很大的执着，却没有禅修方法的人们身上。他们仅仅参加过几次的课程，对这个禅修技巧只是表面上了解，就开始教他，并且加上他们自己的色彩。 宗派上或哲学上的信仰与意见，掺杂很多东西，所以当修习内观的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课程，这些学生变得困惑不解，因为他们想，这个人是格印卡的学生，参加过内观课程，现在已经开始教导别人了，但听了他所教的，到底是这个对呢，还是那个对呢？产生很大的困惑。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方，在西方，令人不解的情况也已经产生了。人们虽然以这个禅修技巧为基础，但是他们是以自己的方法来教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教的，只是为了要让它有所差异。他们会说：“我们教的是四念住 （Satipatana）。” 而你们和格印卡所学的是内观 （vipassana），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困惑。四念住就是内观，内观就是四念住。我们研究这部经典，将澄清一些事情，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来了解法，并且和佛陀经口宣说的每一个字句相印证，这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鼓舞。 并且引导我们如何修行，因此禅修的技巧是一样的，但晚上的开示则有所不同。我们将研读整个《大念住经》的经文，这是佛陀针对内观禅修的这个课题详细所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法有三种面貌，我们也可以说法有三个重要的层次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理论巴利亚底。八天之中，你会听到一些巴利文的字。刚开始对你们而言是陌生的，但慢慢的，你将会开始了解这些字的意思。稍后的时间里，你可能进一步对佛陀当时所说的这种古代的语言，发展出实际够用的知识。你会发现每个字是如此具足启发的意义。 假使你发展出实际够用的知识，假使你是个好的内观禅修者，你也会注意到，当你听到这些佛陀的字句，就如同这些法是为我而说的，是佛陀亲身在引导我，他正在告诉我如何修行。每一个字对你会是如此的深具启发性，但是这只是开始的阶段。 所以，了解少许的巴利文将会有用的。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个是理论巴利亚蒂，这是指在知识的层次上对佛陀的教法失切而足够的知识。人们所听过看过的任何觉悟圣者所说的话，叫做理论巴利亚蒂。任何一位曾听到过觉悟圣者所说的话。 这样的人，我们叫他是一个听法者 s u t a v a s u t a v a 是巴利文，是指一个人已经听到听过了。对一个从没听到过的人来说，要了解什么是法是相当困难的。对这个人来说，法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宗派的信仰，一种宗派哲学的信仰，可能是一种典礼，一种仪轨。 或是一种宗教上的仪式，他们的一生将仍旧和这些东西牵扯在一起，而始终不了解法，因为他们不曾有机会听到或是看到觉悟的人所说的法，他们不可能了解，他们也不会了解法是全人类的，法是普遍的，对他们而言，法只是一种宗教。哦，这是一个佛教徒的宗教。 这是一个印度教徒的宗教，或者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宗教，一个回教徒的宗教，或是犹太教徒的宗教。这些人仅仅用这种方法来了解法，但是如果他们听了什么是法，他们将会明白法是法则，法是真理，法是自然。自然的法则是全宇宙、全人类普遍存在的。 它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宗派或团体，它是适用于个人乃至全体的。自然的法则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一个听法者 s u t a v a 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至少他已经听闻了什么是法，至少他已经听闻了如何去实践法，至少他已经听闻了如何将法应用在生活里。 听法者跟非听法者阿苏塔巴比较起来，是一个幸运的人。非听法者不曾听闻，不曾听闻任何有关于实相的道理，也就是说，普通的实相、自然的实相的道理，这个人始终无法了解，因为不曾听闻。一个已经听闻的人，比起不听闻的，当然是一个幸运的人了。但是。 仅仅听闻或只是阅读了一个觉悟圣者所说的话是不够的，他给你启发与引导，你因而开始练习了，这就非常的好。但是，假使你不实际的修行，仅仅对听闻与阅读感到十分的满意，这样子对你来说就变成了一种虔诚信仰的游戏了。这种对虔诚感情是信仰的满意。 甚至可能变成了你自己解脱上的障碍。对于已经天文阅读了法的字字句句，你可能感到满意了，你可能感觉满意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切，但事实上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曾实修过，你只是接受了这个真理而已。所以，一个听法者说的吧。 每一位已经听闻了纯净之法的字字句句，这样的人一定要开始实际的去修行。到实修的这个阶段来说，这个字就是实践巴迪巴迪。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巴里亚迪，对于法一个足够的知性上的知识叫巴里亚迪。再来才是实践巴迪巴迪，你开始实际练习了，这就是法的实修。 在每天的课诵里，你可能已经听过。声闻众是世尊的随行者。萨瓦卡是指声闻，三戈是指声众，所以萨瓦卡三戈是声闻众的意思，而声闻众就是听法者。因此。 加上“苏巴 a 巴诺”这个字，整句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已经听闻了佛陀的教导，也已经开始走在正道上的僧众。他们正确的走在正道上，这样子走在正道上，将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到达彻底解脱、完全觉悟的目的地。没有实践巴迪巴迪，而只有理论巴里亚蒂。 不能使你达到最终的目标。接着，理论巴里亚蒂借着天文法，于是你开始了解：是的，我必须过着法的生活，我必须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我是一个人，人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友情。一个人是必然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也必然和家庭当中的成员生活在一起。但是，如何生活呢？ 一个人不应该打扰周遭的人们的安详与和谐。如果我一直打扰其他人的安详和谐，自己如何能够经验到安详与和谐呢？所以，我不应该有任何身体上或是言语上的行为伤害其他的友情。我不应该有这种行为。我应该戒除杀害生命。我应该不偷盗、不邪淫、不说谎。 不说粗暴言语，不说重伤人的话，不说没有用、没有意义的话，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我应该不饮酒。假使一个人试着去了解觉悟的人所说的，他将体会到，解除有害的行为，事实上并不是在利益他人，而是利益了自己。 因为每当我做了任何身体或是言语上的有害行为，违背了众人的利益时，在我的心里一定是先产生了无数的像贪爱、贪婪、憎恶、憎恨、自私、恐惧，等等的不尽信念，不然是不会做出这有害的行为的。只有在产生不尽信念之后，才会做出这些身体言语上。 有害的行为出来。然而，每当在我的心中产生这些不净信念时，事实上我已经开始伤害了自己了。哦，基于这个理由，我必须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戒律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说到实践，吧滴吧滴，实际的练习起来就显得困难了，因为。 尽管一个人在知识的层次上已经了解到，有害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不好的，但是，除非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否则是不可能避免有害的行为的。也是因为一个人无法征服驾驭这个心，他就继续不断的造作有害的行为出来。到这里，这个人就开始学习如何来控制这颗心了。 也就是说，为了把戒律吸了守好，他必须要修禅定。么定。有时候在某些情况和环境下，比如说，当你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样的一个禅修环境，从清晨到晚上九点九点半，整个禅修的课程非常的紧凑。这样的情况你不会犯戒，但是。 接下来你还必须发展、控制、驾驭你的心，于是你开始修习禅定，这是实践巴迪巴迪。你听闻了佛陀的教法，已经开始走在解脱的正道上了，这是苏巴迪巴诺。这些是法的第二个重要的面貌。第一个是巴里亚迪，这是法理论上的知识；而第二个是实践巴迪巴迪。 你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这心，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觉悟圣者所要你做的，用正确的方法来训练这个心的话，以这样的专注，你就达不到第三个阶段，洞见 p a t i v a t a n p a t i v a t a n 照字面上的解释是“刺穿、穿透”的意思。接着不断的洞见你亲身体验的实相。 也就是洞见了关于你自己、关于身心现象的实相，以这种心念专注的方式来发展禅定。你开始借着跟身心两者都有关联的呼吸来训练专注，而当修行更进一步时，你会发现到在内心深层早已积存了大量的情节、种种的不净。即使你不断的训练控制这个心。 虽然你试着去避免、去戒除身体和言语上有害的行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当这些积存的不净浮到心的表层时，你又再一次给淹没、被击倒了。所以你必须到达内心的深处、底层，将这些不净铲除，才不会再被他们所击倒。这就是洞见 p a d 你必须在较深的层次当中去亲见实相。有一种实相，我们叫它做假名班尼底，只是表面的实相。它看起来是如此，这是实相没错，似乎就是这样。然而，这种表面的实相班尼底，必须要去除，才能亲见就近的实相。这种表面的实相，就好像一层帘幕一样。 只有在你除去了这个帘幕时，才可能亲见隐藏在它后面的究竟实相。这个表面的实相的帘幕是一种障碍，你必须借着不断的穿透洞察而把它去除。这就是内观 vipassana。接着，我们用以下的字句来解释内观 vipassana。 vizi si na pasha di di vi pasha na pan yati ta beta 的意思是去除表面的石像去除表面石像的遮帘你就开始去向就近的石像这就近的石像是有关于这个色身你一直把它叫做我我我的我的我自己这种色身的结构 这个就近的实相也是有关于这个心和心念，而我们总是将这个心的结构和心念的内容说是我、我、我的、我的、我自己。涅盘也是究竟实相，它是超越身心的永恒实相，超越了整个身心的范畴。只有借着洞见，把地维断，才有可能到达这个涅盘的究竟实相。 也就是说，对非常粗重、坚韧的表面石像，不断的移动去穿透、洞察它，把它分离、剖析、分解，不断的溶解、溶解、溶解，你将一步一步趋向就近的石像。这是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中升起的法的就近石像，不断的穿透、穿透，你洞察了身心全部的范畴，然后。 你将能够亲见超越身心的实相。这种洞见 （body way down） 的练习是一种穿透直观的智慧，也就是内观 （vipassana）。它将带我们到达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因此，八天之中，你将听闻这部大念住经。要了解到听闻这部经典的目的，也就是听闻理论。 是为了对进一步的实践与洞见得到启发与引导。毫无疑问的，理论巴利亚蒂是非常有用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知识，不是最后的阶段。巴利亚蒂、巴蒂巴蒂、巴蒂维当，理论、实践、洞见这三个阶段涵盖了智慧的每一个层面。这三个阶段必须全部具足。 这也就是在十日的内观课程当中，你常听到的文慧、思慧和修慧。文慧 s u a m a ya panya，是你借着听闻而产生的智慧，不是你的智慧，而是别人的智慧。思慧，jinda ma ya panya。 是你运用了你的理智去了解、理解了你所听闻到的，但是文会和四会都不是你的智慧，只是你听到认为它是合理的，如此而已。这还是别人的智慧。这两种智慧都是好的，但唯有你再进一步的到达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修会 b a v a n a maya banya），你将亲见实相。 亲见不断的在发生的事实，你将持续不断的亲身体验，智慧就是这般的增长。你自己的智慧将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上，这就是带你到最后涅盘的修会。另一个传统，同样的有三个不同的术语来说明这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文字的真理， 十句文字就是真理。对于经典的文字，人们变得非常的狂热而着迷。他们甚至没有一丁点的了解，就产生了大大的执着。对他们而言，经典的字字句句就是真理。他们认为，不管你是否了解，不管你是否经验，不管你是否亲见过，都必须接受经典所说的。经典所说的就是真理。 他们认为，一个觉悟圣者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在某一部经典里记载的每一个字就是真理。然而，即使这些文字真的是真理，却只是属于亲见了这个真理的人的。这个真理并不属于你，你只是听闻了真理，对它产生了执着，如此而已。这就是文字的真理。萨德萨觉。 下一个是推论的真理。现在你开始借着推论，在知识的层次上去了解真理。哦，它是这个样子的。哦，那么它必定是像那样。就好比你看到某个地方有烟，所以你认为，哦，那儿必定有火。事实上，你并没见到火，只是看到烟。 透过理智的推论而断定那儿必定有火，其实两者可能都只是错觉。第三个是亲近的真理，不觉可实觉。你自己亲见的实相，对你而言那是真正的实相。一个觉悟圣者全部的教导将会帮助你启发你，使你自己也直接的亲见了实相，无疑的。 佛陀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而有帮助的，但是仅仅相信佛陀所说的话，并不能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除非你亲见就近的实相，否则你不可能解脱。任何亲见亲证了究竟实相的人，都已经成为觉悟的人，成为佛陀了。每一个人也都必须靠自己去亲见亲证实相。 才会成为觉悟的人、解脱的人。基于这个了解，首先你将研读这部《大念住经》，经典上的每一个字应该在你身上具足启发的意义，应该会给你正确的引导。而当你听闻这部经，在知识层次上有了了解，但同时你必须去体验经上所教的。凡是热切希望达到解脱的人。 他就必须去亲见亲证觉悟圣者的教导，除非靠你自己去体验，否则你是不可能解脱的。这是在《大念珠经》里所教导的。萨蒂这个字的意思是觉知，你保持觉知，就是你不断的亲见它，你觉知整个身体架构之内的每一个实相，关于身心的每一个实相。 你都保持觉知，不断的觉知。然而，你是带着正确的了解，也带着正确的智慧来觉知的。唯有这样，才是念住 （sati b h a a a a n a 是建立起来的意思，把觉知建立起来了。b h t a n a 是以正确的方式。当你修习内观 （vipassana），就是在修习智慧 （buna）。 对于巴利文“班尼亚”这个字，我们说“意思是说，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实相，所产生的才是真正的智慧。假使你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观察实相，你见到的只是部分的实相，而部分的实相只是扭曲的的实相，它将会带给你一些困难。 所以你必须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才可能见到实相完全的面貌。然后，这才叫做智慧，才叫做般涅。所以萨蒂这个觉知加上了智慧，就变成萨蒂巴塔那。因此，每次佛陀说到萨蒂萨多，也会同时提到 sampajano 这个字，意思是时时彻知无常的智慧。 例如，从这部经典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经文：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因此，唯有当你能够在经验上体验实相所呈现的特性，唯有具足智慧，这个萨蒂，这个觉知，这个亲见，才算圆满。你体验到实相的根本特性——无常的特性。 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苦的特性是多么的苦啊！苦就在那儿，甚至你可能经验到某些愉悦的事情，但借着修智慧、修内观，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事实：这也是苦的，因为这存在着本来就有的苦，因为它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每一个愉快的经验会转变成不愉快的境况。 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苦是本来就存在的。随着每一个愉快的经验升起，也必然对它产生执着。你会开始执取它，又基于无常的法则，愉快的感觉必定会过去的。所以，当失去愉快的感觉时，你会感到很痛苦。接着，你的经验，你会了解到都是苦苦苦。 全身上下，不管你经验到什么，其实没有别的，只有 duka duka duka，苦苦苦。这不只是哲学的理论而已，而是必须借着洞见 o d y v down，才能体验到的实相，duka 苦的实相。然后借着这个洞见，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 不断的消融、消融，而轻见坚韧的物质结构，也就是这个身体，它事实上不是别的，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格拉巴，没有任何坚实的体性。一个人一旦到达了 manga 完全消融的阶段，就会感觉到每一个次原子粒子格拉巴都是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 心和心中升起的法，也同样以非常顽固坚韧的方式不断的呈现。生气、害怕、激动，这些顽固坚韧的情绪已经升起，激烈而坚韧。你几乎被征服、被击倒了。内观 （vipassana） 帮助你，洞见 （body vedan） 帮助你，这种穿透、洞察的智慧可以帮助你。 你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分离、剖析、分解，而到达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你会发现，不管这个情绪有多么的强烈，事实上也只是一些小小的波动而已。不管是这个色身、这个心、这个心中升起的法，都只是微细的波动、微细的波动、微细的波动，都是无常、无常、无常、anicca。 事实变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我呢？物质结构是我吗？心的结构是我吗？还是信念是我？他们是我的吗？我真的拥有他们吗？这整个身心的结构是我自己吗？事实变得清楚了。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字，是因为世俗惯用上的需要。事实上，并没有我，没有我的，没有我自己。 只是身心现象，只是身心交互作用的现象，只是身心不断的互为一元，互相影响着现象。心不断的影响着身，身也不断的影响着心。心是造成身不断升起的原因，身也是造成心不断升起的原因。这样的交互流动，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都继续不断在身心上发生。 这就是我们一直所称呼的“我、我、我的、我自己”。于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我们越来越清楚，身心是无我的 （anatta）。无常、苦、无我 （anicca dukkha anatta）。这指的不是一种哲学，不应该把它当作是某种哲学或是某种宗派的教说。这三种特性。 不是只适用于那些称自己为佛教徒的人的身上，而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你可以说你自己是印度教徒、是回教徒、是基督教徒，或是犹太教徒。你可能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或者是棕色皮肤的人。你是男或女都没有什么差别。每一个人都只是整个身与心。 持续不断的互为一员、互相影响的一种现象，如此而已。如果不了解身心内在不断的发生的事实，我们所增长的只是这个我、这个自我，错误的自我。我们只是对这个错误的自我增长了强烈的执取。这样的话，并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只有苦。无常、苦、无我是自然的法则。 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个事实了。唯有借着第三个阶段洞见 b u d d v e d a n 不断的穿透洞察，用智慧般若来穿透洞察自然的法则，因而变得更清楚了。因此，谈到萨蒂，如果不用不断去洞察的智慧来觉知的话，光是觉知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你只会觉知到表面的实相。 而不能进一步明白什么是就近的实相，真正的实相。即使保持了很好的觉知，就像是马戏团表演走钢索的女孩，她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走着。只要一失去觉知，她就会掉下来，她的生命，她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她必须保持相当的觉知。但是。 这样子的觉知并不能使他成为阿罗汉，即使只是须陀环也都不可能，因为他并不知道身心里面不断发生的事实，他只是了解表面的实相而已。同样的，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舞者，每一步每一个肢体的动作都保持觉知，他只是在表面的实相上保持觉知，但是却缺乏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班若的配合，萨底觉知就不圆满。而萨底巴塔呢，就是萨底觉知加上智慧班若。我们必须建立起具足智慧的觉知。那么，觉知所具足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所体验到的阿尼加无常、duka 苦、anatta 无我的智慧。 这就是佛陀宣说这部《大念住经》的目的。因此萨地也就是觉知，对于法的实修和实相的亲见亲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十日禅修课程晚上的开示当中，曾经提到有关修行上的五个朋友：信心、精进、觉知、禅定、智慧、信、进、念、定。 巴利文是 satta, viya, sadi, samadi, banya，这是你的五个朋友。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叫做五个 indria。indria 这个字的字根 indra 是统治者、国王的意思。天界的国王叫做 indra，统治者、主人。所以 indria 有两种，一种是眼耳。 鼻、舌、身这五个根门叫做 i n j r i y 为什么他们叫做 i n j r i y 呢？因为他们总是击败、支配我们。我们会发现自己老是变成这五个根门的奴隶。所以说，这五根就叫做 i n j r i y 而五个朋友、五种能力也叫做 i n j r i y 因为我们可以变成运用这五种能力的主人。萨蒂，这个觉知。 是这五种能力其中的一个。佛陀当时的语言，这五个 india 也叫做五个 bala 武力。bala 是力量的意思。这五个力量对于每个禅修者，对于每个走在解脱正道上的人，这五个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 sati 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见 sati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也听过七菩提分。 这七个 b h a n g a 也就是七个觉悟的要素。萨底是七菩提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菩提分。你一开始要具足觉知，你要不断的保持觉知，对每个升起的菩提分都保持觉知，直到你到达觉悟的最终的目标。萨底是这么的重要，但唯有正确的来运用萨底，才能显示出萨底的重要性。 并且得到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你将不断的从佛陀所说的话、从这部经典、从四念住的教导当中所会得到的了解。明天我们将开始研读这部经典。今天所讲的是要让你们了解，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走在正道上，不断的穿透洞察而去向就近的实相。 这就是你借着内观禅修所做的点点滴滴、一步一步，你继续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从表面的实相到究竟的实相。因此，仅仅是阅读和听闻经典，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目标。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所有现在使内观禅修中心不断的展开运作的人。 和未来几个世纪将继续做这些事的人，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内观中心毕竟就是内观中心，内观中心成立的宗旨是要实践巴迪巴迪和洞见巴迪维当，以实践的修行去发展修所成慧，也就是你自己所测见亲证的智慧，从最初的到最微细的。 都是你自己的智慧，靠着你自己的经验，你发展、培养、增上了智慧，这才是这些内观中心的目标。内观毗巴沙那是怎么样试穿的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人们开始只重视内观理论的部分，只重视经典。他们因为读诵了佛陀的开示，读诵了全部的三藏教典 d i b i a a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把全部的三藏教典背下来，他们觉得很满意。哦，我的生命目标实现了，并且也经由不断的讨论、辩论、争辩。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的，不是那样子的。不不，应该是那样，不是这样的。这是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仅存的可以看到的情况了。实际的修行没有了，困惑、混淆变得普遍而盛行。 如果不实修，就无法了解觉悟的人所说的法。他的字字句句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他不是为了教导别人而开示，他只是在引导别人。这是我测见的亲证的实相，也是你所必须测见亲证的。所以，如果你不亲见实相，只是开始玩着文字和经典的游戏，就会成为很大的障碍。因此， 内观中心是仅仅为了禅修而设的。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经典，这未来的一周每天都会用到。但是要知道，我们研读佛经的用意，只是为了得到关于佛陀想要我们做什么和如何修行的启示与导引，而实际的练习仍然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实修，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此外，大家要了解，我们不是在贬低理论巴利亚底的价值，我们不是反对经典，我们不是反对佛陀所说的话，我们怎么会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对于一个依照佛陀的教导来实修的人，他怎么可能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文字当作生命的终极目标，实修。 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当然，我们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那些能够将佛陀的内观修法保持纯净面貌的僧众。由于他们，我们才能接触、受用到这个这么好的禅修方法。我们非常感激，否则就像其他的地方一样，它也会在很久以前就失传了。 至少有一个传承延续保存了最初的纯净，所以我们才能碰到这个修法。同样的，我们也对那些修过或没修过的人发出由衷的感激。至少他们世世代代保存了佛陀所说的字字句句。过去这二十五个世纪，从老师到学生，师师相授，他们把这些文字保存了下来。 于是到了今天，这些文字还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因为无论我们修什么，问题也会不断的升起。这正是佛陀的教导吗？佛者真的要我们像这样做吗？如何证明他是这样的呢？唯有借着保存原始纯净风貌的文字，才有可能做到。这些觉得自己有责任延续佛陀的文字。 并且完整的保存了这些文字的人，他们称为持法藏者。他们就像守护财宝的人一样，世世代代十分安全的保存了佛陀的经典。我们感激他们。现在，我们将两者配合在一起，我们了解理论巴利亚底佛陀教导的文字。 并且实际的修行巴地巴地，在实修当中，我们得到更多的自信，并且知道我现在所修的就是遵照佛陀要我这么修的，我用了正确的方法。在这七天当中，我们会用到这部经典。未来并不一定要每个学生去研读过所有的大藏经，所有佛陀的文字。 如果有人找时间把全部的大藏经都看过，那很好。每个字就像我说过的，都有如甘露一般。对内观禅修者而言，字字句句都像佛陀正在引导我一样，就像佛陀正在对我说法，引导着我。耶，你应该这样修，你应该这样子来了解，它变得清楚而且具足启发性。然而。 我说，并不一定需要研读所有的大藏经，即使一个人只了解几部的经典，那就够了。佛陀说过，甚至一句一记，如果你能正确的了解，并且根据它来实践，这就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巴利亚蒂这个字，字面上的一个意义，以梵文或印度话来说，我们说巴利亚蒂是。 足够的意思，只要任何足以启发你去修行而达到最终的目标，就叫做巴利亚底。一部经典是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的，甚至一个寄送、一句诗句，都足以带你到达终点。对一些人而言，则需要更多的经典才足够启发他们到达最终的目标，但是。 唯有你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在这个正道上，才能到达最终的目标。因此，不论现在或未来，在这里或全世界其他的地方，要管理像这样的内观禅修中心的人，我必须提醒他们：对于这个内观中心来说，实修永远是主要的教导与活动，而每个禅修课程晚上都有开示，你会听到一些。 关于佛陀所说的话，这些话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怎么修，正确的修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修，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这些事情，并且对目前我们所采用的修法产生极大的信心。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晚上有开示，为了这个目的才要讲理论巴利雅蒂。 这样的禅修中心可以选择几部的经典，在晚上的开示当中加以研讨，让学生在理论的层面上能够明了，但是绝不应该变成主要的目标，否则这些禅修中心就变成了巴利亚蒂理论中心了，而成为教导三藏经典以及学生只是不断的讨论、读诵、辩论经典的地方了。 只是玩着信仰上、感情上或是知识上的游戏而不实修，将会是很大的不幸，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要明白，从明天晚上开始的七天之中，当我们读诵这部经典，应该正确的去了解实修层面的意义，正确的去了解 body body 和 body way down 实践和洞见，走在正道上的每一步。 都要正确的了解他的道理，才不会走偏。如果不走偏，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条正确、直接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前进，而不会把时间四处的浪费，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能真正的走在这条正道上，唯有对这条道路正确的了解。于是，每天晚上我们读诵、听闻佛陀所说的话，而在实修方面。 仍然是一样的。现在你们正在修阿那巴纳入出习观，继续把时间用在观察呼吸上，观察气息进出的实相，这就是萨底。你正亲见着实相，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本书上，你的老师或佛陀这样说，这是自然的现象，一个活生生的人自然的现象。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呼吸。 你正亲身看着这个气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它真实的样子，不是要你做呼吸的练习，或是去调整呼吸，而只是观察的呼吸，不断的观察它。所以，当你观察的如你所观察的，当你亲自见到的如你所亲见的，你的心就变得专注了，自然的专注了，呼吸变得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微细。 直到气息一出去，马上又进来；才一出去，又开始进来。你不用做什么，只是保持觉知。有时你感觉呼吸好像停住了，感觉对氧气有所需求，自然的一个大大的气息吸进来了。你继续保持觉知，气息又变得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微细。接着又是一轮的开始，你感觉呼吸停了。 然后再一次，又是一个大大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大的呼吸，你就觉知是一个大的呼吸、长的呼吸；如果它是短的呼吸，你就觉知它是短的呼吸、短的呼吸。你只是保持觉知，觉知它本来的实相。当然，有时候呼吸变得太微细，你不能够感觉到这个呼吸，这个时候就像以往一样，可以故意的加重几个呼吸，但。 这仅仅是为了帮助你达到开始能够感觉自然的呼吸，如实的感觉气息的进来，如实的感觉气息的出去，如实的感觉自然的呼吸的实相。平常的内观课程是十天，而这个四念住课程只有八天，所以时间很短，你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更精进的修行。作为一个教生，在这种课程里。 有个很有利的条件，因为一般十天的课程里有很多的新生，在好几天当中，他们仍然充满着困惑与妄想。这是在干什么的呀？他们不了解这些规矩和禁语的意义、价值，所以他们总是不断的会打扰到别人。但是现在，你们都是至少参加过几次，甚至更多课程的旧生、成熟的学生。 所以你们知道必须怎么去做，而另外有件事，你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继续不断的精进是成功的秘诀。同样的，对于这个技巧而言，继续不断的精进用功非常的重要。如果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到厌倦，就停止练习，开始走来走去，妄想东，妄想西，或者躺下来睡个觉。 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练习，休休停停停停休休，像这样你是无法达到终点的。继续不断的练习，继续不断的修习，当然你的心一定会妄想，再把它带回来，心一定会妄想的，你要再把它拉回来，继续不断的精进的用功，一天又一天，你必须日夜非常认真的修行，对你而言。 是没有所谓休息时间的，甚至有些时间，像早上六点半到八点，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下午五点到六点，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四点半，我们说它是休息时间，其实这些也是修行的时间，要持续保持觉知。我们说 sati b 萨 a a n a s a t i 是必须建立起来的，觉知必须建立起来。 所以，你时时刻刻都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现在你在修阿那巴那，你对呼吸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无论你是坐着、站着、走着、躺着，不管你是在洗澡、洗东西、吃喝，或者甚至当你躺下来直到睡着为止，都要对呼吸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 自然的呼吸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日日夜夜，除了深睡的时间之外，其他的时间你都是保持觉知的。觉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把觉知建立起来，好好的建立起来。而当你开始修内观的时候，就要把现在建立起来的觉知转移到随时觉知无常，Anicca，Anicca，Anicca。 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日日夜夜不断地保持觉知。所有的规矩对你而言都是如此的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参加像这样的课程，只有旧生没有新生，也没有什么干扰，每个人都这么的精进用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么好的环境设备，好好的利用它吧，建立起具足智慧的觉知。 一步一步的接近最终的目标，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好好利用这里所提供给你的环境设备，好好利用这个殊胜的法，这个这么好的禅修技巧。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一切的束缚障碍、所有贪嗔痴的枷锁当中解脱出来。 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Servet. Servet.